宅系一种生活态度，一个咁有生活态度嘅宅，就梗系听 w 威嘅先啦。宅女，我系小贝。你要未来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打到嚟，钱钱钱翻晒埋嚟。沈大师、沈阵营、高辉、小兵。